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教会这段时间这个恩典的媒介，嗯，有一直我们一直有这样子的查经，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是用线上查经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在做，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今天这段查经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我们只看嗯六段经文，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懂。 能够领受，也能够行得出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我们今天看比较短。我本来是想说，是不是要继延续看下一个段落？其实是应该是跟这个段落连续在一起的，是二章一节到第六节。但是我想我们也行，不要太大。也许我们可以放慢一点脚步，希望大家有多一点的讨论。呃，今天我们就看约翰一书。 一张五到十节，嗯，这个段落重点，嗯，等一下我看一下，因为对不起，对这个我调整一下我的荧幕，请好，可以了。OK，嗯，这个段落的重点是我大概归纳出来，嗯，是关于基督徒。 呃的道德伦理的标准啊，而上帝就是我们道德伦理的标准。我们说道德，简单来说就是道德就是何为对错，什么是罪，什么是义和不义。对基督徒来说，伦理呢，那可能就是关于我们的作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做什么，如何不做什么。呃，这个的标准很显然的是基于上帝，呃，不是按照。 上帝以外任何的标准，不是我说了就算我的说法，我的感觉等等。这边有另外一个重点，嗯，约翰一书，我们通常不会想到它是关于替代性救赎的一本书信。你可能会想到加拉太书或者罗马书，但是，呃，上帝儿子必须为我们流血，他必须死，他必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个概念。 呃，是一个呃不多明讲，但是有明讲，但是是所有很多很多教导的关于最关于爱的教导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吧。有这样子的预设立场，嗯，有基于这样子的这个基础，在这一段已经出现出来了。或者如果你要用保罗的用词，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还有第三个重点，我觉得这个段落就是作者一再的强调，约翰一再的强调，呃，罪的真实性。相较之下，就是我们容易否认罪的真实性。看来，至少他写信的对象，呃，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大概是呃，真理，真理这个概念，它显然，嗯，不是一个个人的真理，就是我们现在。 人可能会， <laughs> 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习惯这种概念，比我们更习惯这种概念，就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呃，我们必须尊重彼此的 truth，彼此的真理等等。但显然，真理在呃圣经里面出现，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似乎不是你的真理或我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是在你我之外，objective 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一个。 呃，不是我主观认定的，而是有一种呃以在我以外就是客观，呃标准所定义的真理，所以它不也这个真理也也就此不是口号或者单纯的知识，我知道真理，而是有其应用道德伦理的应用，真理是需要做出来的、行出来的或走在其中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OK，呃，我可以提醒，就是那个，呃，我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先向我要教材。如果你们手上有教材，可能会，尤其是如果你把它印出来，因为我给你们的教材那个，我知道它的排版不是不是最好用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印出来，会帮助你，呃，帮助你不只是在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呃。 帮助你看这个进度，我认为你也可以使用它做自己灵修的，作为灵修的材料，因为有很多引用的经文。好，我们我们就请我们中间一位帮我们念五到十节，用教材里面的那个版本，就是和修本的版本。有谁可以帮我们念？那我来念。第五，约翰一书第五节，上帝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我们与上帝有团契，却仍在黑暗里行走，就是说谎话，不实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有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OK，呃，第五节，呃，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呃，foundational 基础性的经文。呃，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五节。 作者约翰借着第五节奠定他之后要教导的一切东西，都基于这第五节：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讯息。接下来，接下来所有的教导，这封信所有的教导都是基于这个事实，这个讯息从主所听见，现在报给你们或 proclaim 宣讲给你们的。我们先看。 前半段，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上帝就是光，怎么理解这句话？这是很，呃，这是很很常见的圣经里面很常见的一种，呃，一种形容的方式，技术用词。呃，我把它放在教材里面，因为我认为你们可以懂这个概念，尤其是我们有上过三一论，也最近在上呃圣经论。 同学们，幸福的同学们，这是所谓的类比位言。有的时候我会说类比论述 （analogical predication），意思就是，呃，你不应该以为上帝就是光。那个就是前面和后面的上，前面 A 就是 B。呃，在这种呃论述之中，形容方式之中，并不是全然对等的，单一。 意义的，上帝就是光，因为你们我们知道，上帝，呃，就是光这个需要来理解，就是我们不会认为上帝就是光分子或者光离子或者呃物理上面的光就是上帝，嗯，所以并不是说上帝它本质就是光，但经文却说上帝就是光。 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呢？而且光很显然就是受造物，但这也提醒我们，光也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受造物，不是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有光，就有光。”嗯，这是这是圣经中常见的用一种受造的效应，光受造的效应来描述本来。 无可言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形容的上帝造物主。OK，嗯，这种用词在圣经里面时常出现。呃，这个上帝就是光，在它里面毫无黑暗，也并非直接表达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那个不可跨越的鸿沟。 因为受造物不见得就一定是黑暗，right？因为受造物也可以在光里面，嗯，受造物也可以有份于光，但是受造物不会因此而变成上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上帝就是光。你要想说光代表什么？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然后用，呃，合宜的可以。 可以嗯套用在上帝身上的那个，把它放在上帝身上去理解上帝。OK，所以在这里，光和黑暗，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显然是讲上帝的属性，呃，有一种绝对性，有一种传递性吗？光是可以传递的，是可以被人看见的。有光就不可能有黑暗。 所以这个应该是特别强调的。作者在这里要强调就是，呃，上帝的所谓的道德的属性或伦理，伦理道德、道德道德伦理、mor mor 啊，the moral attributes，道德上面的属性，上帝是至善至美，等等等等，呃，在它里面没有灰色的地带，不像人。 我们的我们人的美再怎么样都参与，尤其是堕落之后，都参与罪。OK，嗯，就算亚当在堕落前，他的美善都仍然有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仍然有呃改进的空间，他没有得到那最终的地步。但是就上帝来说，他的。 这样子的属性是绝对的，是毫无黑暗残差在其中的。呃，OK，呃，这个用光来形容上帝，表达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绝对性，但是也表达上帝的那种绝对，没有绝对到一个程度，而我们无份于他，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光。这样的论述在新约和旧约里面都有。嗯，我们我附上的那个。 呃，参考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十六节，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啊，那边没有直接提到光，但是是提到那种，呃，那种绝对性，上帝的绝对性。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等等这样子的。 这种 transcendence 超越性，但是又没有超越到一个程度。上帝，我们完全无份于他，因为上帝他辅救我们，透过光。所以这个光，我觉得在这里是很好的形容，就是，嗯，光是那么的纯然，但是它也没有超越到一个程度，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看见光，是我们可以看见它。OK。 嗯，好，嗯，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我们就看下一个下一下一句，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呃，约翰在这里这封信里面用我们，他可以指不同的 reference，不同的人，他有的时候指我们是指他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说，那时候与基督从一开始就与他同在，见证他的使徒们。有的时候，像，呃，像之后今天的这个段落，他说我们，他是自己讲，我和我认同你们，我写信的对象或教会中的教会中的人，我们。但这里的我们应该是这边，特别是讲他自己或者，呃。 那时候与耶稣在一起的人，见证过耶稣，耶稣的使徒们。但我我觉得这边这个，我们特别是指他自己，这是我从主那里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讯息。这延续第三节的那个概念，从主听见再传递给你们的。嗯，所以这个就我们之前有讨论，这这个我们先看见先。 那个本来我们无份于的，是在万事以先的，从从呃太初的那位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能看见、能摸到、能听见等等。然后正因为基于这个事实，我们有这样子的见证他，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他讯息和关于他的一切事传递给你们。OK，传递的是什么呢？这个信息是关于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 嗯，你要，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我认为，嗯，找到这个线索，就是他到底已经开始找到这个线索。虽然这个讯息是接下来在整封信里面，呃，约翰要阐述的，但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在教材里面，呃，有附上，呃，约翰福音的经文，很显然。 耶稣他时常用光来，第一说他自己，教导关于他自己的事；第二，用光与黑暗的对比来呈现义与不义、罪与公义之间的两极化的那种对比，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道德上的两极化。OK，呃。 我最近有讲说，我们呃在讲道的时候，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应该只单纯看到道德教导或道德劝诫。但这并不表示表示我们基督徒没有道德。如果道德的定义就是呃对错，何为对错？那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会看到，基督徒的道德和世人的道德，只单纯关乎对错是有不一样的。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 OK，嗯，在约翰福音我那边的经文里面，我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我有把那个经文都印出来在你们教材里面，也许是特别看一下那个在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边讲说光来到世上，这个光显然指的就是耶稣他自己，Right？但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倒爱黑暗，就定了他们的罪。然后这个段落就讲到。 光来到世上就带出一个对比，光和黑暗的对比，这就是道德上面的这种两极化。我刚刚所讲的，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他将对和错，好了，要这么说，光和黑暗，最义和不义，罪和上帝的公义，或者圣洁和不圣洁，就将它带出这个对比来。所以光在这里。 是，他是耶稣，但是他光也有一个效应，就是他会带出这种道德上面的对比，OK？或者，呃，我们看一下八章，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他在这边讲，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他光是指他。但但是这个光，因为他到来了，因为有人跟从他，会带出呃 moral implication 道德上面的。 啊，延伸出来的应用吧。跟从我的呢，跟从光的，就必不走在黑暗里面，而要得着生命的光。OK，等等，嗯，OK，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其实我觉得五节并不是很难理解，只是只是我趁机就是 <laughs> 带出一些，譬如说那个啊。 analogical predication 那个类比位言、类比论述的概念，稍微复习一下。OK，有问题吗？秀英姐 OK 吗？可以。OK，好。第六节，我们若说我们与上帝团契，却仍然在黑暗里走。 所以你看第五节已经 set up，已经已经奠定第六节他要说的，因为他在第五节说，呃，上帝就是光，所以在第五节他说我上帝就是光，然后在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我们与上帝，你把那个上帝就是光把它代替进去，我们若说我们与光有团契，却仍然在黑暗里走，你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画面就很明显，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right？光和黑暗是完全没有办法掺杂在一起的，嗯，那个那个那个我们甚至没有办法 imagine 或者想象或者 visualize 看到那种画面，嗯，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若说这个，我们若我们若我们若在这段经文中重复出现一共五次，OK，这是第一个我们若。 我们若，呃，在修辞学上面，你可以把这种字句说为是一种呃条件性的句子。条件性的句子有前句，就是为结论立下条件；结论就是后句，这是技术用词。嗯，我们若在这里就是就是这个条件立下的条件或者前句，我们若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带出。 那个结论或者后句或者结果，OK，那这节的前句条件是什么呢？若什么？我若说，说，说什么呢？那还不足够，因为它有个结论。 我们有上帝与团契，是单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这一句条件呢，第五、第六节条件句子的前句或啊，protestis，其实完整是我们若说我们与上帝有团契，却仍然在黑暗中行走，这是前设条件，就是。 我们说我们与上帝有团契，可是我们行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却在黑暗中行走。这个是前面的预预设或者条件前句，呃，就会带来某一种后果。那个后果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我们先看什么是与上帝有团契。呃，原文是与他有团契，但是这个他显然是指前面的。 前面的第前面那一节的上帝，OK，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们今天只看六节经文，所以有一些时间可以有一些回馈或讨论。呃，我我觉得，因为这是圣经中的用词，这不只是我们时常用的口号，“与上帝团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我只可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或你可以参考我想得到的附附在里面的经文，有吗？有想法吗？什么是与上帝有团契，或者与上帝相交？ 所以，呃，约翰言下之意，他的基本预设立场对于他写信的对象就是：我们是与上帝有团契的人，我们应该是与上帝有团契的人。那这个我们显然不只是他当初写信的对象，也是我们今天读他这封信的基督徒。所以，所以这个与上帝有团契，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事实。 呃，如果是事实的话，我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理解，理解就可以，嗯，try to articulate，try to 试着试着叙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实？你们觉得呢？如果我用你的经文有提到，它是相连的，是可以分享它的本性的，是对我们怎么行在地上是跟它有关系的，嗯。 嗯，嗯，或是上上次的经文不是有提到，就是与我们的肢体团契，就与我们的父、与子有团契。嗯，有关系，因为他说，他说我们是与赋予他儿子耶稣基督有团契的，那你们与我们有团契。OK，嗯，所以与上帝有团契。 等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会提到那个必然有一个，不只是与上，还有 <laughs> 不只是有 vertical，有有垂直的与上帝有团契。如果我们是与上帝有团契，必然有什么水，有水平的与彼此与肢体有团契。但是在这里，我觉得与上帝有团契，却仍然在黑暗中行走，你就要想到说什么意思？是。 有分于光，与光有团契，在光中，大概是因为前一节他说上帝就是光，所以显然就像刚刚怡心有讲，一定有一个 moral，有一个道德的层面。我说的道德就是，呃，该如何行，罪跟罪有关系。基督徒讲到道德，就一定跟罪有关系，right？呃，所以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 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个义与不义有什么相关？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再延伸出很多。信心信上帝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那里，在保罗中的概念，他是讲说信和义就有关系了。信信徒呃和非信徒可以用义和不义来定义。 要怎么定义？嗯，呃，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连？那个相连，中文翻译成相连，其实就是 c o n o n i a 就是团契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团契。光明与黑暗有什么团契呢？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呃，用彼得，彼得后书，我们之前也查过的一章第四节的经文。 呃，因此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分享上帝的本性，有份于上帝的本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那个与上帝有团契，一定是有道德的层面，一定是有嗯，关乎义与不义，关乎。 啊，关乎脱离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OK，呃，或者用旧约的旧约的旧约的那个我们也看过的创世纪五章那边的用词，以诺他是与上帝同行的，很有趣那个字，因为行走这个概念，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呃。 等一下，等一下，约翰也会用，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出现。以诺是与上帝同行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是与上帝有团契的？为什么以诺是与上帝有团契的呢？因为他是一个艺人，OK。所以与上帝有团契，必然是，呃，有，有有道德的层面，OK。 所以，如果是如此的话，就不能够行在黑暗之中，与上帝同行，与光同行的，怎么能够行在黑暗之中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前设立场或者前句，如果有人说我们，他这边甚至是用我们，你注意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很 p a r t a l 很教牧的我们，就是教训人的人，将自己 identify 认同于啊被教训的人。 这个我顺便一提，就是为什么在讲到的时候，我时常要提醒自己，我不能只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你、你。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听有些人讲到，他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太习惯或从来没有听到。你、你、你，你要好好想，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会用你，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你不能总是，我不能总是对你说教，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我、我们、我们。 这个我们就是在约翰在这里用的一个非常 pastoral 的我们，他虽然是写信给这些人，他是写信的人，他是教导他们的人，甚至教训他们的人，提醒他们的人，但是他用我们，我们若说我们与上帝有团契，却仍然在黑暗里走，我们与上帝同行，我们与光同行，却仍然在黑暗里走，这是这是根本就不成立的嘛。接下来接下来这个后句。 结论就是，这就是说谎的，不是行真理的。有趣的是，这是说谎的。呃，我觉得应该就是已经很客气。这因为前面这个字在逻辑上是是不可能成立的。你说你与光同行，但是你却实际仍然行走在黑暗之中，你仍然是做在做那个那个暧昧的、世上情欲来的参与，参与那个败坏。 这是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是谎言。你说的就不是事实，OK？但下一句不是行真理的。嗯，这边的行和在黑暗里行走的行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呃，通常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做或者制造。 呃，英文最好的翻译就是 “practice”。很多的译本里面就是 “practice truth”，行出实践，实践好了，你就不是实践真理的。所以这边带出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一开始就提到的重点，就是真理，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种说法，而是对约翰来说，也应该对我们来说是。 是行出来的，是可以实践的，行出来的，OK，就表示这个这样子的真理一定是在你个人行为外，因为你是要靠这个真理做做做事或不做事，所以一定是你个人行为、个人感受、个人的看法、个人的说法之外，有另外一个准则，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也也。 也就是说，他是他是可以也必须要实践或者做出来的。You got to do it。你不能只说我认识真理却不做。那个也许约翰会说，那你也是在说谎。你不能说你认识真理，但是你却不做。或者我们是我们比较呃熟悉的概念，不能你你大概不能说你认识基督，但不效法基督。同样的概念，OK。 呃，在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都有这样子的，呃字句都出来，OK，遵行真理或者按真理而行，OK，呃，OK，第六节大家用什么想法？问题，OK 吗？博瑞 OK 吗？以琳姐 OK 吗？ 好，我们看第七节，我们若又一个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像在光明中行走，就彼此有团契。所以，我们再再 practice 一下，再训练一下。这边的前句是什么？那个若是指什么？先决条件是什么？ 就很简单嘛，就是在光明中行走，OK。所以，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走，言下之意，你听到这就是那我有没有在光明中行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带出一个一个后句或者一个嗯 a p o r t e s i s 一个结局，一个结论，一个后果，就是呃，就彼此有团气，就彼此有团气很有趣。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呃，这个这样的论述，其实我们也很实用。就是我，呃，教会时常提到有一有一种说法叫做“实践三段论”，哎，类似这样的说法。如果“实践三段论”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嗯，我觉得也可以套用在这里。呃，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如果我们与上帝，如果我们与上帝团契。 那么，呃，我们就会与彼此有团契，我们就用这句话。然后实践三段论会接下来做出一个，做做出一个 judgment，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什么？判断你是按照前句还是后句来判断？判断判断是否是如此？时间三段论有点像是从后往前推，他用后句。 实践三段论会说：“OK，那我们确实与彼此有团契，因此这就印证我印证前句，我们是与上帝有团契的，或在光明中行走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OK，梦平 OK 吗？可以。OK，好。”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上帝在光明中，OK，嗯，因为他就是光，他也在光明之中，我们就与彼此有团契。约翰在这里没有说重复上一节经文，也许你会期待，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就如上帝在，如同上帝在光明中，我们就与上帝有团契，的确是如此。但他在这边的用意其实是。 呃，与上帝有团契已经预设在前句里面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这一定就表示你是与上帝有团契的。我们就与彼此团契。很有趣，这边是一个新的教导。教导什么？如果我们是真的是有份于上帝，有呃与上帝同行的人，我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自己与上帝同行。 也就是说，这是关于基督徒的一个的 corporate identity，一个集体的必然而有的集体的身份。一个基督徒必然是一个群体之中的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新福教会一个呃一再强调的概念。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基督徒，你也没有办法自己与上帝行走。你一定是在一个群体之中。 与上帝行走，这看来是呃，约翰的预设。如果你是与上帝行走的，如果你是有份于上帝的，如果你是在光明之中，如果你是与上帝团契，我们就与彼此有团契。OK，接下来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行在光明中，实践真理，就等于最被上帝的儿子所洗净。换言之，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的对或错，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不单关乎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你不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不。 不能去做那个等等，而是基于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因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个事实，或者你要说这个身份给予的身份，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份，会规范我们的道德伦理、我们的行为处事、我们的做人处事，不是纯然的，就像。 世人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都取决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身份、事实、救恩等等。因此，回到刚才哥林多后书保罗那边的教导，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就他在讲。 为什么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二 f u n d a m e n t a l l y 没有办法同父一二，因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在身份上有一种决然的不同，义和不义的不同，光明和黑暗的不同，不可能有团契。OK，约翰在这里也是，他在这边这边，他话锋一转，不要说谎。 不要说你与你认识上帝，你在光明之中却行在黑暗之中。OK，好，你没有说谎。你是如果真的行在光明之中，你与上帝有团契，接下来他要教导的，你就我们就与彼此有团契。OK，嗯，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就是为什么。 基督徒非常在乎彼此劝诫，right？因为如果你在乎团契的话，你就必须在乎，你就必须在乎什么？我们彼此都行在光明之中，而不是自欺欺人。有人行在黑暗之中，却说自己行在光明之中。OK，嗯。 萃取 OK 吗？OK。仁德 OK 吗？不问。凤卷有想法吗？ <laughs> 金山哥 OK 吗？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这是又是另外一个条件式的，我们弱弱什么，说自己没有罪，这个是前言或前句，呃 p r o t e s t s 结局就是什么？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罪，你就在欺骗自己，不只是说谎，你在自己骗自己。结局也是，结局是自己骗自己，那真理自然就不在我们里面。哼。 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否认自己有罪，等同？我会说，不只是骗自己，其实是等同否认自己的身份，等同否认上帝在他儿子里面的工作，等同否认真理。其实最终是否定上帝。这是这是我在呃教材里面的用词，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同这样子的推论。如果你们认同，可以。为什么是这样子？ 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说自己没有罪就欺骗自己，而且真理不在我们里面？这边讲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蒙恩得赦免的罪人， <laughs> 这就是我们团体的最基本的身份。那如果否认罪，那基本上就是否认了这个身份了。Yeah, um, yeah. 所以当当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愿意不愿意说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那么。 你就要回到前一句，因为我们是拆开来看，时常忘记我们刚刚读的前一句话，在经文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你没有罪，你就无份于他儿子耶稣的血。哎， <laughs> 所以而基督徒看起来，按照约翰的这这边一贯论述，基督徒就是我们就是。 我们彼此有传记人，每一个人都是受到他儿子、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所洗净罪的人。那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罪，那你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人，不是吗？呃，但是你又在我们中间，你要说你是基督徒，你又说你是有份于上帝的，你在自己欺骗自己，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的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不喜欢讲罪，或者不要提那么多嘛？为什么一直重复讲？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概念。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讲罪，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罪，如果不总是认知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如今是谁？那那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要干嘛？同乐会， <laughs> 同乐会就好了，就。 呃呃，同乐团契，但是基督的团契一定是基于这个事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份于上帝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份于上帝，与上帝同行，是因为有一个先决条件：上帝他的儿子为我流血，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不是为我立下一个好的道德典范。 而是他真正处理我真正的道德的问题，洗净我一切的罪，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会认为现在的很多的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会，已经也许有意无意，或者很刻意，但是不明讲的，已经开始避免讨论这个事实。OK，他说就是欺骗自己，嗯，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OK，我们在这里也可以。 也可以想，因为等他下一个就是要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是怎么样认罪，向谁认罪？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因为他在这里有提到这个集体的概念，我们是与彼此团契的人。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思考，我们基督徒容易。 以为我们认罪，我们就是向上帝认罪，right？是的，我们当然是向上帝认罪，但是时常我们向上帝认罪，却忽略了彼此认罪。有神学家指出，这种倾向其实是避重就轻。怎么说？我向上帝认罪啊！对了，对了，我有错。然后我向上帝，我甚至可以向上帝认罪。 在祷告中向上帝认罪，但是我打死也不肯向人认罪。其实这是偶像崇拜，听得出来吗？因为我敢向上帝认罪，但是我却不敢向人认罪。我把人看的看得比上帝更严重。我们为什么不向人认罪？因为我们害怕人，但是我们我们却可以说服自己，我已经认罪了，我已经向上帝认罪悔改了。我们没有把真正的上帝当做上帝。 等于说，我们向上帝认罪比向人认罪还简单，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雅各会说，在那里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然后他在那节，呃，雅各说，我们才看完五章十六节，他说，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OK，嗯，所以他接下来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延续的讨论是：我们的人的认罪与上帝赦免人有什么关系？你们听懂这句话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说人不认罪，罪就不得赦免，这符合圣经吗？ 呃，Esther， <laughs> 人人若符合哎，哈？符合吗？因为认罪才会得到，就是向上帝认罪，承认自己的错，嗯，才有办法，就是得到上帝的赦免。 我的理解是这样，可是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心很硬，死都不认，那我们根本就是认为自己比上帝还要好，我们根本就没有错，这样反而是指责上帝是错的。所以我觉得刚刚那句话是成立的。是。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之一，他还记得他说什么？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连他们所做都不知道，他们大概那些指向父要求要赦免的人，大概没有认罪悔改吧。所以子的祈求是没有效用的吗？父没有赦免那些人吗？你们听懂我在问什么吗？也就是说，我们都会说，呃，人若不认罪，你不认罪就。 就就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要悔改，使你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当那些众人说我们该怎么，他他听到他们听到那个彼得的讲道，然后就很揪心，就很扎心，就说我们该怎么做？就认罪悔改，使你们的罪得赦免，然后你们要受洗，right？嗯，所以我们怎么认知？那那呃。 是不是因为上帝看人认罪悔改，所以就，所以就赦免人？这个“所以”在某种程度也可以，但是这个“所以”，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是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认罪和悔改来赚取上帝的赦免呢？直接一点讲，我们不会这么说。 right，但是事实也是，被上帝赦免的人，如果如果这个如果是一个假设性的如果，如果呃他说我被上帝赦免，但是他却不愿意认罪悔改，这其实是印证一个什么？他就根本其实上帝根本就没有赦免他，所以这个就跟信心是是有一种类比的关系，信心和认罪悔改都是。 那个悔改之心，在《使徒行传》，呃，当那些耶路撒冷的人听到那个彼得在讲说他如何到了格利尼奥的家里面，然后这些外邦人也信了耶稣，也信了上帝，也归向，也认耶稣为主。然后那那些本来有点怀疑的那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基督徒就说：“哦，看来上帝也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以至于得生命；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心。” 也就是说，是的，悔改或认罪都不是我们赚取上帝赦免的，呃，酬劳或者手段，但是却是上帝指定我们，凡他赦免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或要行的道路，得到的手段。好了，对不起，我刚刚用手段有点混啊，指定我们需要。 领取恩典的媒介，透过人的认罪悔改。再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凡被上帝赦免的人，也必然会认罪悔改。但是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认罪悔改赚取上帝的赦免，这样子 OK 吗？OK。所以这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这边特别讲？因为如果你只是读，尤其是中文翻译这样子。 读的话，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这是这是前句，那会带来一个后果。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呃，我们不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就是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认罪，然后赚取上帝的赦免。OK，接下来另外一个这边的，应该我们会想到，如果上帝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他怎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怎么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为什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凭着什么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可以撇除他，他凭凭他不是凭着我们的认罪洗净我们的不义，那他是凭什么？或者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问：上帝如何同时信实？ 因为他自己说他乐意要饶恕人，却又公义，他也自己说他肯定不将不义的称为义，肯定会惩罚罪人。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很有趣，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结果是上，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又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不能赦免我们的罪，他必要惩罚我们，叫我们按照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但是他没有。你你现在知道现在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的整个预设，就是我刚刚讲的说，约翰的预设就是。 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上帝的儿子必须死。唯有这样子的，你要说机制吗？Mechanism，上帝才可能又是信实的，他要按照他所立的他的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因为他没有好像把那个罪置在一边，不把罪当做没有一回事，非常有一回事。 有一回事到一个程度，甚至是那个罪是归算在他儿子身上，有人承担我们的罪，他并没有将罪就这样好像当做当做当做没那回事一样。OK，嗯，OK，好哇，我们还是讲到了五十四分，真的对不起。所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思想，就是约翰在这里。 如果他要这么讲，说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特别讲到这两个上帝的属性：信实和公义的。如果你仔细想，关于人犯罪的这个事实，信实是公义是互相抵触的。但他既是信实又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了我们的罪。我顺便再一提，你们可以看那个相关的经文，就是这个上帝的信实和公义。 是一定是在约的处境下呈现出来的，因为上帝与人立约，所以他信实守约；因为上帝与人立约，所以他的公义可以完全的彰显，他可以饶恕我们，但是他却没有将将有罪的为无罪。OK。 好，我们看最后一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里面。这第十节有这最后一个“我们若”最后一个条件的句子，有点总和前面的四个“我们若”。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罪，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上帝在在上帝面前，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他的话语就不在我们里面，或者我是说他的儿子就不在我们里面。我我认为你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把上帝当做说谎的。这个说谎是非常严重，不只是说，我其我其实没有犯罪，有点像举起拳头跟上帝讲说，又不是我做的， <laughs> 我没有犯罪，那不是我。更严重的是否认上帝。 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犯罪，嗯，我认为约翰在处理一个非常具体在教会中遇到的问题，不管是他自己的教会还是他写信的教会，就是在这教会之中，有人有这样子的说法，很难想象，不是吗？我们中间有谁一个有谁会说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犯罪？ 但是不要觉得这好像是只有在约翰的教会会发生的事，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犯罪，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在今日的教会之中。譬如说，有谁会不承认我有个人的缺陷？我是非常的不完美。 有一个老牧师，每次讲到都说：“啊，这个人的不完美，人的不完美，好像没有罪。可是所有的罪的问题，应该是讲罪的问题，他都变成是不完美。对我来说，还还蛮刺耳的。不是，不是我否认我们有不完美，但是那不完美已经替代了圣经里面所教导罪的问题，或者我们也，嗯，我们也也都承认我们，我就是个性上我有固有的软弱吗？” 我有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嘛？这些是我们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但是似乎这些东西也替代了那个圣经里面讲的罪。那个罪就是没有行上帝的律法，反不行上帝律法的，就是罪了。得罪上帝也得罪人的，圣经里面的罪都被这种不完美、缺陷是谁没有这样子的过错呢？来代替了，这就用这种方法否认。 人有罪，我有罪，我们犯罪。你们，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没有犯罪，但是我们会用这种方法，其实实际上的否认我们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严重到一个程度，需要上帝的儿子流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你要说上帝流血是要洗改进你个人的缺陷，更新你的个人的不完美或个性上固有的呃软弱吗？ 你其实是小看上帝的工作，你把上帝当做说谎的，他的道根本就不在你里面。其实罪就是我们自己最深刻，每一个人最深刻的问题。这最深刻的问题也是自己全然无法解决，这是 key，这是最重要的。唯有借着基督的流血，才得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呃，我刚有讲说那个。 约翰没有太明言的讲替代性救赎的必要性或讨论这个议题，但是之后，譬如说在二章二节还有四章第十节，都有讲上帝的爱如何向我们呈现出来。今天我们是看到罪，另外一个主题是下一段经文会看出来，就是爱的问题。这个跟罪一定是有关系，因为约翰之后会讲说，上帝的爱如何向我们显明，是差遣他儿子来处理我们罪的问题。 裁剪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成为我们的赎罪祭。OK，好，嗯，哼，所以如果我要结论的话，这边，这边的呃，这边约翰在提醒我们，提醒他的读者，我想也在提醒他自己，我们应该勇于认错，而且喜欢认错，因为如果我认错，我就有份于上帝的儿子的血。 清教徒时常讲那个基督的血，基督的血，就是就是在讲这个，他为我流血，必须有实质的意义，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的罪除了他的血以外，别无洗净的方式。这应该让我们乐于认罪，乐于向彼此认罪，好叫我们与上帝有团契，也与彼此有团契，因为我们都是。 被他儿子的血所洗净的人。OK，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牧师请教一下，嗯，就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是向上帝认罪以外，是要跟弟兄姐妹认罪吗？还是用呃，就是团契里面的认罪是彼此跟弟兄姐妹吗？是针对牧师还是针对怎么样的？ 体，我觉得认罪应该很具体，r i g h t 就是你犯什么罪你就认什么罪，就越具体越好。所以 <laughs>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在祷告会里面认罪的，就是他好像认罪，可是他会认罪的理由，其实好像会觉得这个这个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那如果你是得罪人的话，那就像那就像得罪了对方，你向上帝认罪也像。 他认罪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有一些罪，我不认为就是你所有的罪都需要摊开来，然后向向所有的弟兄姐妹认罪，彼此认罪。那我想，特别是讲说，如果我们得罪了人，我们有谁不会得罪彼此？Right？那你就针对那个像你得罪的对象啊，道歉、认罪、请求道歉、寻求和好。Right？嗯。 大概大概就是这样，用我觉得用这个来作为我们认罪的标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犯了一个罪，然后你说“哦，我们要向彼此认罪，所有的罪”，然后你都扑隆的掏出来，那时候可能会有点突兀吧，然后也也不是很恰当。r i g h t 这样这样可以吗？就是像如果是自己的懒惰，而且那种就是正对上帝的，呃。 就是对不起神的那种罪是不需要每一项就是针对弟兄姐妹认罪是这样。Yeah，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们也许会更敏锐，就是我们越成熟会越敏锐。是我们很懒惰，我们滥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就用这个例子，Right？我们得罪的确是得罪上帝，亏负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没有尽心尽力尽性认识他以至于爱他等等。OK，向他认错。但是也许。 我我不知道，也许这种懒惰，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你也得罪你的弟兄姐妹。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许你可以更多的服侍你的弟兄姐妹，但是你没有。所以你需要有属灵的判断，你需要有属灵的判断。就是我们的认罪，我今天只是要提醒我们的认罪，我们都我们都会说我们向上帝认罪，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反而是嗯。 反而是一种不敬钱的表现，因为我们完全忽略向人认罪、道歉、寻求和好的这这个层面。Anyway，好，OK，还有还有谁有问题吗？好，谁？ 那那我请我们中间一位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也鼓励，其实我认为这样子团契结束祷告也可以由姐妹来带我们祷告，OK 的。有谁要带 <laughs> 我们做结束祷告？好，我来。 天父，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在地上活，如何对待彼此。真的与你是光，你是真理有密切的关系。谢谢你的话语，把我们嗯容易走偏的道路指得如此的清楚。因为残留的罪行在我们里面，常常我们真的就是走偏，需要认罪悔改。求我们这样子的。 愿意去认罪，这样子的行行出真理的行为，能够真实的落实在这一个肢体基督的肢体里面。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晚安。